第一百零六集，没有再把重心放在邀请函和品牌方上。恰好此时休息室内没有旁人，助理已经相当识趣的离开。林和熙又开口问了他和夏乘风分手的事。方清宁倒也没有露出太多悲伤的表情来，只语气平静的用一句“观念不合”就轻描淡写的接过。他说这话的时候。 眼睑微微下垂，并未刻意去看林可希的眼睛。同样是分过手的过来人，林可希一眼就看出来，掩藏在方清明平静语气表面下的，仍是在提起夏成风时波动起伏的心绪。他还没有放下夏成风。意识到这个事实，林和希也不再多问，只在不着痕迹的转开话题的同时。 想起自己和尤虫分开的这几年，莫名有些想笑。真要细究起来，他和方清明在大学里分别谈过的那场恋爱，其实不过也是半斤八两的关系。他这样想，也真就望着自己的鞋尖，扬唇笑了笑。瞥见他唇角淡淡的笑意，方清明愣了愣，倒是想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来。 他仍在犹豫，应不应该告诉林和熙，后者就已经看出他心中所想，轻笑出声道：“有事要跟我说。”啊。方清零点点头，也不再迟疑，开口道：“我今天过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看到……”他的话没能说完，助理已经敲门进来提醒他们，表演马上就要开始。方清零懊恼的抿唇，下意识的抬眸看向他。 林和熙摇了摇头，示意他没关系，然后起身向他告别，先行离开了。从休息室里出来，走过长长的走廊，再拐入另一条走廊，才能看见通往秀场的那扇门。林和熙拐过去以后，在那扇门外见到了好几年未见的夏乘风。对方站在走廊边和其他人说话，没有注意到他，林和熙也就没有过去找夏乘风。 径直走入身旁通往秀场的那扇门内，脸上还带着几分尚未来得及收回的若有所思。下一秒，他忽然笑了起来。既然夏成风在这里，那么方清明拿到的那封邀请函也就能够解释清楚了。秀场的入场口只有一处，夏成风站在门外，必定是在等方清明。误以为方清明是想告诉自己。 他在这里遇到了夏乘风，林和熙很快就将对方没来得及说完的那半句话抛之脑后，没有再多想。然而两个小时以后，当表演和发布会都已经结束，林和熙去距离最近的洗手间上厕所时，才知道方清明说的人并不是夏乘风，甚至不算是他认识的人，或者更准确点来说，是他不认识却曾经见过面的人。 洗手间的洗手台设置在两侧男女卫生间的门外。林和熙从洗手间里出来以后，弯腰站在洗手台前洗手。龙头出水的那一刻，身后响起高跟鞋踩地的声音。与此同时，身侧光线暗了暗，有人停在与他位置相邻的洗手池前，并未刻意先谋去看对方。林和熙把双手从水流里抽出来，直起身体，转身要走。 身旁同样在洗手的人也把手缩回，水流声很快停下，对方的声音却无缝衔接般响起。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不是方清明。对方叫他林先生，动作微顿，林和熙神色淡淡的转过身去，目光落在出声说话的女人脸上。那是一张很漂亮精致的脸，林和熙并不认识她。 却曾经在新闻照片上和游虫公司的接待大厅里见到过他。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对方仍旧穿着出自著名设计师之手的作品，却已经不再是游虫的未婚妻。一年以前，他和庄一夏在游虫公司接待大厅里擦肩而过；一年以后，庄一夏主动开口叫住了他。林和熙神色如常的勾唇。 你认识我？我不仅认识你。庄一下回忆他恰到好处的笑容。我还查过你。林和熙闻言，收起唇边笑意，脸上神色也跟着淡了几分。庄小姐查我干什么？庄一下有些诧异，当即脱口而出：“你认识我？”没等林和熙回答，他又自己明白过来，冲他眨眼笑道。 你认识我也正常，毕竟我和尤崇曾经有过婚约。林和熙径直看向他，摸不准他说这话的意图，毫无要接话的欲望。庄一下也不恼，又接着自己抛出的话，笑意盈盈的解释：“你可别误会，我说查过你，不是我想查自己未婚夫的前男友，是尤崇让我替他查的。”林和熙不着痕迹的怔了怔，显然没有料到对方会这样说。 庄一夏继续道：“我和尤崇当时只是合作关系，我们各取所需。尤崇被他父亲盯得紧，不方便托人去找你，所以用了我的名义。”尤崇和庄一夏订婚的内情，林和熙已经猜到，他并没有露出任何意外的神色来，只朝庄一夏点了点头：“我知道。”庄一夏想了想，又觉得既然林和熙都知道，也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话需要说。 最后忍不住问道：“你和尤崇已经复合了吗？”林和熙看他一眼，没有说话。从他的目光里得到答案，庄一下渐渐露出惊讶的模样来。一秒之后，他又问：“那你和你在国外的男朋友分手了吗？”表情惊讶的人轮到了林和熙自己。庄一下的手机响了起来，有人打电话进来，他接到电话。 也没再等林和熙的回答，就握着手机匆匆离去。刘林和熙站在原地，久久未回身。庄一夏说他查过自己，所以他查到了自己在美国找男朋友的消息。既然庄一夏是在替尤崇查，那么他查到的消息，尤崇也会知道。对方走前的那句问话，再次在他脑海中响起。 于几天前在尤虫家里的那个晚上，他闭眼躺在床上装睡，尤虫站在床边低声脱口而出的声音渐渐重叠。他闭上眼睛，脑中思绪变得前所未有般的清晰起来。所以那天晚上，尤虫是在问他有没有分手。所以回国以后，尤虫对他忽近忽远的态度也就得到了所有的解释。 分开的第二年，他悄悄回国，却只看到尤崇订婚的新闻。尤崇托庄一夏的人脉和关系找他，却只找到他在美国有了新男朋友的消息。不是他出国的第一年，也不是他出国的第三年，偏偏都是在第二年。两件事发生的节点恰得如此巧合，林和熙甚至都开始怀疑其中有尤月腾的手笔。 或许他自以为的隐秘回国，游月腾的人都心知肚明，更或许庄一下找人查到的消息，也是游月腾的人主动送上去的。然而真相是或不是，此时都已经变得不重要。林和熙毕业工作以后，威尔斯和他的室友还留在原来的城市，他们两人都是和自己关系很好的朋友，林和熙。 偶尔也会飞去那座城市和他们见面，甚至在他们合租的公寓里留宿。他不知道是后来游虫再也没有找人查过他的消息，还是对方误以为他偶尔的短途旅行只是为了去见所谓的异地恋男朋友。这些他都不得而知，也不想再去细究。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去见游虫。想归想。 真要付诸于行动，考虑到来自其他方面的阻碍，还是不太可能。左右离游冲回来，也不过只有两三天，林和西决定再等等。